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起宣告说：“我的一切都很平安。”然后跟旁边的祝福说：“你的一切也一定很平安。”好，也再一次宣告说：“我的一切都很美好。”你的一切也一定都很美好。 我的心中充满喜乐，你的心也充满喜乐，啊，一切都很平安、美好跟喜乐，阿门。有没有压力啊？哈利路亚。那我就不用讲了，不用讲。 我们有没有时候会感觉遇到什么事、事情、事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有压力的？啊，你你在遇到什么样环境会有压力？麦克风不见了，哦，无限的啊啊，OK，哎，遇到什么事情会有压力？ 啊，这一位，现在啊，现在就很有压力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有没有？有啊，OK，那就回答了嘛，耶！啊，上主什么时候会有压力？考试啊，嗯，OK，OK，啊，不，啊，考试哦。 是吗？我觉得你好像考试不错的嘛，也有压力哦。呃，邓哥会有压力，有也有，怕老婆不高兴吗？啊、地招生啊，工作的人也有压力，对不对？不但是学生有压力，工作也有压力，家庭也有压力。牧师最怕就是师母不高兴， <laughs> 就没好日子过了。 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和平的，所以不希望家里面有不愉快，所以这是我最大的压力。我们都会遇到压力，不但是考试压力，将来你面试会不会有压力？第一次约会有没有压力？都会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工作的人每一年底要要要有什么评鉴？ 有没有压力？有压力啊！研究生要写研究报告，要跟老师 meeting，有没有压力？有。哇，好像很多的事情常常让我们觉得说心中是很大的压力。那怎么去面对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？请问这个压力真正的那个压力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。 比如说，刚才我给瑞林，他就觉得在回答这个时候很有压力，对不对？那不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回答都一定很有压力？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为什么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会有压力，有的人在这种情况底下没有压力？原因是什么？是外面的环境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们里面的状况？ 对不对？环境可以都一样的，每个人都要考试的。 <laughs>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觉得还好，有的有可能很紧张，有人觉得考不好，那压力很大；有的人觉得考不好，OK。压力从哪里来？我们怎么去面对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怕表现不好。 怕说错话了，怕考的结果不好，爸爸妈妈不高兴；怕招生不够，然后觉得颜面无光，对不对？很多啊，呃，如果是男生女生要约会，哇，打扮的够不够，够不够漂亮啊？男生就说：，预备的好没有？啊，呃，买的礼物不知道，呃，对方喜不喜欢？怕被拒绝，怕表现不好而被拒绝。 这个这个压力常常让我们是很难承受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表现导向。好，这就是表现导向。什么是表现导向？为什么人会？ 希望表现好，怕被拒绝。为什么会怕被拒绝？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三十九节。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，好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，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节。弟兄们，请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经。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这应该是姐妹的。啊 o k 了。 四十一节，我们再同同一起来读一遍。四十一节，请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这里是在讲有一群法利赛人，这些人他们拒绝耶稣，他们认为说我只要遵照圣经去做就好了，我只要按照那些律法规条去做就好了。 我为什么需要耶稣来救我呢？我为什么要依靠耶稣呢？我只要做得好，上帝就会赐福给我，哇，加增我田产，哇，让我步步高升，让我考试顺利。我我只要每个礼拜来聚会，我只要按照十一奉献，我只要做到那些就好了。我不需要需要依靠耶稣干嘛呢？ 这是一个在律法主义底下，他用他的表现认为我就够了，我只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够了，不需要耶稣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，我呃，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爱，没有神的爱。他说到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如果别人来，别人说啊，你看我是。 某某国立大学毕业的，然后呢，我我拿到什么样的奖？哇，好棒好棒好棒啊！也就是说，你的肯定是肯定对方外面的成就，也就是说，外面的成就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。他的表现很好，所以呢，哇，因为怎么样，他的表现，我也可以努力，有一天我也会达到这个表现，我也可以拿诺贝尔奖，也可以得到这个荣耀。 他想要得人来的荣耀，人在没有体会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以前，就希望从人那里得到肯定，得到肯定，得到赞美，得到荣耀，用什么方式？ 就是用我们努力的方式，因为每一个人是需要被肯定、被接纳的，这个是我们受造本来就是需要的。但是，当我们没有体会神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要得到人的接纳、人的肯定啊！老师有没有夸奖我？爸爸妈妈有没有夸奖我？哦，同学有没有认同我？我们希望从从从我们周围的人里面得到认同，得到。 接纳或甚至得到赞美，得到荣耀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神无条件的爱。如果，比如说，你如果在在学校里面，校长给你书卷奖，可是呢，你的老师说：“哎呀，你的统计被当掉了，不是个很好的学生。” 你会不会在意老师怎么说？如果校长给了你书卷讲，你还担心你这个统计老师当掉你，对不对？你 I don't care，校长都给我书卷讲了，了解吗？也就当上帝都接纳我们了，我还怕谁拒绝我呢？我还怕我的同学拒绝我吗？ 如果上帝都爱我了，都肯定我，他造我就是这样子，我还怕妈妈说：“哎，你比如哥哥，你比如姐姐，你比如隔壁的，的的的的的的啊阿花阿毛，我们就不会在意去跟人比了。”但是当人还没有得到神完全无条件的爱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希望被肯定，从人得到肯定，或者甚至自己肯定自己。 我要努力，努力，努力，努力！我要努力，有一天我比别人要好。我要考班上第一名，我来自己肯定自己。我要用自己的表现来肯定自己是值得的，自己是能干的，自己是有能力的，也是想要肯定自己。甚至服侍神，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肯定自己。哇！你看我多爱主，我多追求。 啊！上帝一定会喜欢我，上帝一定会呃给我祝福。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律法主义底下所做的，就是用所谓的服侍神的努力行为，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得到神的肯定，但是他们却不到耶稣那里去，来接受耶稣对他赦罪的爱，而是想要自己努力来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这就是行为导向的一个现象。行为导向会有什么样的征兆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会会出现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会很害怕失败，因为我们害怕失败，就会我们我们失败就会被人家拒绝嘛。 对不对？我们考试考不好就会被爸妈拒绝，就被老师拒绝；我穿的跟大家不一样就会被同学拒绝；我跟大家讲话不一样就会被同学拒绝；我没有跟大家一起上 Facebook 就会被拒绝。我们想要被认同，我们害怕失败，变成失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，失败是不被允许的，我失败就完了。 这些行为导向，希望从人接纳，失败了，我自己就很没有面子，我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了，我就不能出人头地了，我觉得我就没有价值了。我失败，可能神也不接纳我，我表现不好，我唱歌唱的没有别人有也这么这么好，哇，没有恩赐，哎，我传福音又不像梦给那么火热，哇，我我我们很容易就就就用这种比较。 用外面表现来得到从人、从自己或者从神来的肯定，好像这样子才能够被接纳。还会有什么现象？个乖乖牌，哇！我不能犯错，我是爸爸妈妈心中的乖女儿，我是老师的乖学生。因为我如果不不是让他们觉得我很乖，他们就会不喜欢我，就会拒绝我。 曾经有同学是乖乖牌的背景，从小长大都是非常听话，但他们犯错犯犯了一些错的时候，不敢跟我讲，怕他所犯的错不会被牧师接纳，然后就一直在在那个重蹈覆辙里面的痛苦里面，一直到后来已经是很。 很很很，就说没有办法再再再掩藏了，才让我知道。那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非常煎熬。因为他说他是乖乖的牌，乖乖牌，他怕讲了以后不被接纳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，的都会犯错的，不要因为自己有错而而故意要掩饰，变成说我们这样做乖乖牌，那个压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。 还会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，也就是不能有瑕疵。我的设计要写到哇，那个那个这个都都不能够有任何的缺点。啊，我写那个笔记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像不能够有一个字出了那个框框，结果就变得很有压力，做事情都都花好像加倍的时间。 然后，这个心中担心还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？还有现象是工作狂，工作狂的情形可能是为了自我肯定，我希望能够，我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或者是我害怕没有达到目标，然后呢会被上司拒绝，然后就会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到没有办法自己收敛的地方。 别人说高木师有有是什么拼命三郎啊，在若哥就已经有这个名号，了。我才知道。上次我回去，人家才说哦，拼命三郎回来了。到底这个拼命到底是，到底是我为了自己的成就呢，还是我害怕说，哎呀，他的成绩不够好，怕被拒绝呢？ 你不知道牧师有没有压力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压力很大。你讲道有没有压力啊？有，要不然你上来讲看看哈。跟很多牧师在一起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聚会啊？有没有压力啊？”有啊，很多人就是因此就不敢来联导会，就怕说我们教会很少人。这个这个都是那种不必要的压力。 但是无形的，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是这样子在喂养我们长大的，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。人看人是看什么？外貌，你外面表现怎么样？神是看内心的，神这样看的不是你，你到底成绩多好，你多漂亮，或者你多成功？是看的是内心，你的心是不是对的？动机是不是对的？是不是出于爱？ 是不是谦卑受教？是不是认真了？是不是尽你的力了？你是尽心尽意的、尽意的爱主了，还是你要表现的啊？你你外面做了很很很多的东西了，很有恩赐了，是不一样的。神跟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想法所所压制，因为被父母如此要求，被师长如此要求。 被社会价值观如此要求，被上司如此要求，整个我们是被压制的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自由，脱离这样的一个世界观，脱离这样的一种表现导向的世界观。好了，还有其他的，怕怕别人指正，哇，那代表我不好，很怕别人提醒我们，哇，我马上就跳起来了，我没有这样子，马上就 defense。 啊，就就就为自己去 defend。啊，一种可能是骄傲，一种是可能缺缺乏安全感，怕觉得自己是不好。不是，这种人呢，他不但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指责，可是呢，他又常常指责自己，很容易说啊，我自己很不好，我做的不行。然后呢，或者一发生事情，要不然就是说，哎，你做的不好，都是你的问题。 就常常是在这种被控告、定罪的那种、那种挣扎的里面，啊，那这种都是因为很害怕那个表现不好，结果不是自己所想要的。他也很可能是很渴望别人注意，啊，希望焦点都在他的身上，可是呢，又很害怕自己表现的不理想。他是可以服侍别人。 可是呢，很难接受别人的服侍，觉得我是很好的，我不需要别人帮助，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祷告。甚至当别人说啊，你带敬拜很棒，你你传福音传的很很很好，或者哎你读书读的不错，他就觉得啊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不容易接受或者难以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赞美。 这些都是一些，哦，还有一些就是孤独的，他跟人家很难亲近。这个可能是因为自卑，对自己，或者常常被拒绝，很害怕再跟别人在一起又被拒绝，等等的一些现象，啊，那这些现象基本上在我们的生命都有。我跟大家提过，我以前在若哥教会第一次带敬拜的时候，两只腿在底下。 嗯，不听话，那个还好，那个讲台很大，哦，像像像，像那个，在后面别人是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两个腿怎么搞的，站不稳， <laughs> 一直在那边抖。那回去我跟我太太跟师母说，我今天带那个敬拜，很紧张哎，都会发抖。她说你为什么会抖？有没有想？我说对呀，为什么？我还以为大家。 这个好像应该是正常的哈。他说：“哦，因为我害怕被拒绝，我害怕表现不好，哦，所以我才明白，我需要去面对、接纳我自己。我只要认真预备了，我不要担心别人接纳或者不接纳，因为我只要在神的面前尽心尽力就好了。然后慢慢我就比较释放。” 就比较不会这么担心别人怎么看我。那这是我们一般啊，即使是现在，我们还是需要面对，我还是需要面对有没有表现导向的的的这一些状况。最近才有一些突破，所以礼拜二带着童工大家去郊游，来教会五年多、五年半、快六年。 童工里面每一个都可能看我是这个工作狂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神释放我，relax，人生不是只是在那边拼命服侍、拼命服侍、拼命服侍的，人生是很丰富的，是要有丰富的教会生活，不是只是服侍生活，也不是只是聚会生活，而是平常就能够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。 一起去吃饭呐，一起去打球啊，一起去郊游啊，一起读书啊，一起服侍啊，传福音呐，都是生活在一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教会将来会怎么样？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，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那边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教会。阿门。好，那么甜美的一个教会的生活，那个那个大家庭。 哦，在任何的情况，大家都可以哎打电话，我这个有需要，我需要搬家。哦，我生病了，今天没有办法呃出去买东西，可不可以帮我买？哦，不但我帮你买，我还帮你来祷告。哦，我还我还帮你去啊拿药。啊，就是这么甜美的生活，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啊，我们彼此祝福说，我们都要进入那甜美的教会生活。 阿利路亚。好。那表现导向的成因，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。其实每一个人呢，都需要住在神完全的爱里面，完全的爱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惧怕里面含着刑罚，惧怕里面害怕被拒绝，惧怕里面害怕那个结果不如自己所预期的。但是在完全神完全的爱的里面，我们就不害怕。 就不会再担心那个结果，也不再担心人的拒绝。这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、十七节，呃呃到十八节。好，我们可以打开来一起读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在圣经新约最后面的三卷书。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。 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神完全的爱的里面，我们就不再担心了，不再担心考试考不好。阿门。神完全的接纳我们。 即使考不好，一次 OK，不用担心。待会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考不好还 OK。但是就是 OK 就对了。跟隔壁的讲说，考不好还是 OK 的。那这原因呢？当我们没有在神完全的爱的里面呢，我们就渴望用努力。 人的努力来得到人的肯定，这个努力就是表现导向，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得到肯定，无论是从人从神，这都是表现导向的一个状态。第二，我们生活的就是表现导向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这个价值观是在几乎整个你遇到的环境都会遇到，如果你。 不警醒，就会被那个表现导向的世界观或价值观所压制。因为老师会说：“哎，你的研究报告怎么样啦？你的考试考的成绩如何啦？”爸妈会这样问。这都是世界表现导向价值观。他们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读你的书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认真尽你的本分了？ 你有没有祷告依靠上帝了？我们家小儿子在做在家教育，天天师母要教他。那有两种，一种是说：“哎，你读书了没有？你读完了没有？”另外一说：“哦，你不太想读，对不对？”那我们来祷告，求耶稣帮助你把那个贪玩的心给赶走，愿意读。 知道是为你有益处的，学习怎么样约束我们的心，在这当中一个属灵的成长，而不是只是看一个目标，读书读完了没有，读好了没有，而是在这过程里面，神要使我们的心靠他胜过试探，能够胜过试探，自然胃口就不一样了，就会愿意读书，专心读书了。好，所以不是从外面来决定一个人，而是。 神要让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得到释放，甘心乐意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你跟隔壁说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做神喜悦的事情。啊，另外一个刚才有提到，就是人的骄傲，也就是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能力，好夸耀。 自己的成就，也就是说，这些靠自己努力的人都是想要证明我很能干。但是依靠耶稣恩典的人呢，他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考试考得好，是神的恩典让我的工作表现不错。所以这是表现导向的成因，我们需要去面对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？ 突破呢，就是要住在神的爱里面，就能够脱离表现导向。好，我们如果住在神的爱里面，就可以脱离表现导向，不再惧怕别人怎么看我们，因为神完全接纳你，完全接纳我。